锵锵三人行，你们俩这个组合现在有名字叫青梅竹马，竹又青，马家辉， <laughs> 青梅竹马啊！我以前是跟马斌叫青梅竹马。 哦，我是跟姓马的人特别有缘，但这个比帅比马斌还帅一些，要挑拨，要挑拨，这句话很危险， <laughs> 对啊，那挑拨，因为我比他好的地方不仅在于更帅， <laughs> 还有其他的，对不对？对，不要把我窄化，他们说这个真正不离婚的夫妻往往是青梅竹马的，有道理吗？我我觉得还好。 不是这样的，没有看你是哪个年代嘛。对，像以前的说民国或以前的年代，好多都是越是没有感情基础，越不会离婚嘛。啊，就像张爱玲说，结了婚之后才慢慢谈恋爱嘛。 那个年代，中国人是这样。是，当然也有不一样了。对，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还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那个最后俩人结婚了。说当年我们在上海在哪儿纠缠半天，那是在干什么？他说我们都忙着谈恋爱了，没有恋爱，是吧？都忙着在谈恋爱这件事。对对，讲条件啊，没有恋爱。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让可能有一些同性恋朋友会失望， <laughs> 对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女性不应该也失望吗？ <laughs> 对，女性也应该失望。 <laughs> 可以看看。 王力宏这个公布了他的这个女朋友，我发现现在娱乐圈的这个态度是，与其被拍到，还不如自己公布啊！而且呢，自己公布，甚至还有人说成了一种经济。嗯，他现在过去啊，找个女的感觉非常丢人，现在的人都没皮没脸了，就是你出点这个事情还能更赚钱，知道吗？就是制造新闻啊，对造新闻话题。呃，而且这俩人一公开啊。 那个商业的那个秀啊，请你们俩，甚至是专门买你们俩手拉手走这个。 文涛哥，为了钱，赶快公开吧！ <laughs> 你说是不是？事，不再瞒 <laughs> 瞒着大家。对，我们就别在这边什么嘉宾了。 <laughs> 那那那那这样，我们多赚一点。我们三 P 好像更值钱。三人行。那肯定，那火了，那火了啊！对对对。那个，哎，你作为台湾美眉，你看见台湾帅哥，这是你代表粉丝们说说是什么心情了？有，而且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到的，而且是你知道，破号吗？对，是我很好的一个男性朋友传给我的。我想说，你传给我这意思是怎样？就。 是一早就传给我这个消息，嗯，我看到时候我的确有点震惊， <laughs> 我就回了一个哭脸给他，就是哦，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你震惊是什么？ <laughs> 是没有机会了？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公开，嗯，我觉得王力宏，因为他你看他出道这么久了，不管你讲什么，拍到什么，张惠妹。 他都是让你拍到，他都不会承认。但这是突然间承认，而且还介绍了一下女方的名字跟背景，这么的认真。年龄到了嘛？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到。你年龄到一个阶段，可能是女方你逼着的嘛？你要选呢，你不公开我就走了。 <laughs> 对呀， <laughs> 人家在美国念哥伦比亚，现在不叫逼婚，叫逼公开， <laughs> 是吗？逼公开，女人就是要公开。 对，知道吗？公开公开也是一种名分，是，对不对？哪怕说没结婚，哎，大庭广众，结婚这种事情太远了，对， <laughs> 先求公开就好， <laughs> 那就有个身份， <laughs> 对对，对吧？你王力宏，你就不能再呃、再带另一个，对不对？对，可是 <clears throat>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女人嘛，像你看到，你说你震惊什吗？我一些女性朋友看到这个事情蛮开心的，因为他们说，哎呀，好啊，他们觉得更有魅力。 因为这一群女人喜欢结婚的男人， <laughs> 他说：“嗯，好啊，那我就可以想象起来更好。假如想象他是单身的话，好像没有那么过瘾。” 你知道吗？总要想着他已经有女朋友，或者说已经结婚了？他觉得这不管是性幻想还是还是那个浪漫的幻想，他就觉得更更更那个更好玩，那个快乐更加倍。呃，一公开呢，就要接受评头论足。嗯，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小妹妹，她的这个感受啊，就是呃，怎么形容呢？就是嗯，然后十二个省略号。 然后好吧， <laughs> 就是很多女孩子，我想是不是这个心情？嗯，好吧。 <laughs> 哎，但你觉得你你要评头论足？你再看看刚才那个照片，你觉得那个女的怎么样呢？挺好。你知道它里面写一句话，我倒是觉得还蛮感动，也不是感动啊。我最印象深刻，他就写很多，他不是。 连续很多条微博嘛，就先说啊怎么样，最近发生什么事？最后一张破了照片以后，他还说，呃，王爸爸、王妈妈很喜欢他，我希望你们也喜欢他。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是觉得，就是女生就是他给，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给给女生，就是说他很好，我要保护他，感觉我连我的家庭都喜欢他，然后所以希望你们呢也要对他好好的这样子。你不觉得这很保护这女孩子？我有点像张爱玲。 说实在的，张爱玲就是不看好处，光看坏处， <laughs> 就是老看到这个缝隙背后啊，两两个人表面美好，背后那些尴尬的地方。但我觉得有没有呢，马博士？没有，张爱玲，我看应该这样说了，我看来她是好坏都看，可是她看是好坏都根本由不得你做主。你以为是好的吗？你神经病！其实是种种理由让你不得不做这种选择。 你想做坏事的时候，结果就我经常觉得。 呃，江爱玲啊，蛮像伍迪艾伦，伍迪艾伦的。伍迪艾伦，我觉得伍迪艾伦，假如会看中文，一定也喜欢江爱玲啊。 <laughs> 就算你要做坏人，到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可能是变成好事哈，也由不不得你。可是我觉得，可能我跟文道聊天比你多，所以我学懂慈悲啊。慈悲是是。当我看到王力宏啊，种种啊，所有人有名人、不名人、普通人的一些。 告白什么种种哈，我就会觉得慈悲。我不一定觉得他们装啊，我觉得他们反而是不知道自己在选的选了一个什么东西。对对对，可能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 <laughs> 我觉得你比我还阴毒。 <laughs> 我觉得，所以，还我对另一类的这个公开，反倒更让我觉得啊。有这个力度，那么更像这个 rock and roll 是吧？ <laughs> 就比比如说黄贯中，你看到吗？先给你看一个照片，你看看人家黄贯中，这是谁啊？你瞧见没有？嗯。 朱茵，朱茵，朱茵也上过咱们节目，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当时从门口走进来，我都看到是性感，那个子不高，对，很性感。对对对，好像后来我看黄贯中，你再看下一篇，不要老看导演。 <laughs> 然后你看他发的，这都是很著名吧？说好像从这个里边透露出来一些啊，说他爸爸打他妈妈，甚至有可能是对朱茵都动了手。嗯，然后他还会有这样的话说：“我要手刃我的。” 老父亲，什么杀父仇人？后来有些香港的律师讲，就说这也不能这么说，这好像涉嫌恐吓，对吧？但是，哎，这事儿你们有什么感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吧？你 <laughs> 这感觉也是太、 <laughs> 太、太、太、太、太善良。不是，因为他里面讲说，甚至可能对他老婆就是朱茵啊也动了手。我觉得可能呢，朱茵不是善男信女女了。哦，朱茵好像以前很多新闻她都，呃呃，她都。 蛮独立的，能够保护自己，甚至倒过来保护他身边的男人，你知道吗？他拍照也好，演戏也好，哈。 那假如能够，我想象不了，在什么一个情况下，一个老男人他父亲应该有了一些年纪嘛，能够对他那个那个老婆来动手，这个方面我是打了很大的问号。他可能不见得已经打下去，因为打下去那事情就不一样了。你要报警了，你要验伤，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行为要进来。他，我觉得他这样讲是不是说他曾经企图可能？ 看他这样情况，他爸爸可能喝了点酒或什么，这个情绪上，总之我觉得是情绪控制不好，对他老婆觉得有人身威胁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我又看报纸说什么，他们其实朱茵是在帮照顾这个，独就是住在一起，然后照顾这个他的爸爸，就住在我们这儿，好像是吗？说是在大埔嘛，哦，然后就照顾他， <laughs> 那他们又还不是还有小孩吗？所以可能我觉得是他是觉得我的，呃，黄贯中觉得我自己建立起来的家庭可能要被你威胁到这些安全的问题，我不觉得他可能真的打了，但可能他就算有这个企图，他都觉 觉得他无法容忍了，就是你以前打我妈妈就算，就是你的家，你跟我们的家庭。但你现在把我我自己的家庭都要威胁到的话，那他当然会觉得我很愤怒。只是他用这样的方法表达愤怒，那到时候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可能他他知道他爸看也看微博。 <laughs> 问题是他爸爸看不看微博？没错， <laughs> 所以所以所以你发这个这样子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就是你告诉所有人你家，呃，应该是说你最想藏的事情，可是你告诉所有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发泄，你到底希望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但是公开。 这个你看，咱们刚才就谈到女人爱公开是吧？但是这个公开好好吗？对，所以这就是我在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只能说现在的女明星越来越人性了，就是说，不管你说现在王力宏现在选了这个哈，就等了十几年，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被公开的女朋友，那或许你们觉得他后面呃不知道他是不是婚姻没买报，不管，但就算他的这个起起伏伏，总是我觉得现在因为越也因为媒体越来越发达，你每一个人越来越透明的情况下，我只能说大家对于偶像就是对你所谓崇拜的。人。 他就是越来越的人性，他其实跟你就一样。我就在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要过，而且每个人有他的使用习惯嘛。对，像黄贯中，我们一直看他的新闻，他什么都公开的嘛。啊，是吗？更没有喝酒聊天，很快乐也公开。 翻脸呢，吵架两句也公开；追女生追得到也公开，追不到也公开。所以他用这个也把他跟他父对他父亲的愤怒哈，来公开，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嘛。不像那王力宏可能一直保密保密，对，到了一个关键，不管是被逼着承认也好，被呃觉得差不多了哈，那那预先来来来向全世界是来公开。也你看，好像王力宏就感觉就像是这个美好代言人一样，他展示的是另一。 <laughs> 王爸爸、王妈妈都很喜欢我这个 <laughs> 女朋友什么的啊。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一个，我挺很这个唏嘘，说来呢，这个人我估计啊，这个星啊，他都没有太大的名气。我想可能很多大陆人呢，我提起他都未必知道他。一个香港的女艺人，这个女艺人呢，最近一说是又走丢了，但是后来说呀。 又找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我对他就很就感觉唏嘘，就是谁呢？蓝洁瑛，蓝洁瑛当年是 TVB 说是。 最美的花旦，对它也有个外号嘛，广东话叫做靓绝五台山啊，靓就是静，漂亮，就是五台山。靓到五台山。对，因为五台山在香港广播道一个地方哈，上面当时曾经是所有电视台、电台的集中地。哦，我以为是山西的五台山香港五台山。 当时的无线电视台、什么亚洲电视台、什么商业电台、什么台都在那边，所以呢叫五台山嘛。对，她是五台山最美的女人，被称为哈。哇！对，你说曾经这么美，哎，有啊，我给你看，她就是是为什么让人这个唏嘘啊？说这个，你看这是蓝洁瑛，哎，你看，你看李丽，亮绝五台山哈。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看。 这当年漂亮，很多人在周星驰的电影里看到过他。所以，所以，所以你说不太嫌弃我，我是非常惊讶。是，我觉得他还不算是最有名的那个。哎呦，你看看，有人看到他在他住家附近呢，就是这么披头，就是就是头发已经花白了，啊，就有的时候在街边呢，在街坊看见他走来走去，你看有的时候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有人就做了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呃蓝洁瑛。 过去，现在。 是啊，没有唏嘘，他我们唏嘘以外，可以理解背后的理由。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先讲过程好了。因为他那时候拍周星驰的片，还有拍 TVB 的电视剧嘛，刚红嘛，对，红起来之后不多久了，他就完全消失了哈，就是没没戏拍了等等。后来呢，他出了状况，有人就觉得他精神出了问题哈，就访问他，他自己也说。 因为红而骄，骄傲的骄，哈，就是说，他说红嘛，觉得那么多通告，那么多邀请，那么多合约送送过来，我钱赚不完，赚不完我怎么样呢？就挑了，就大牌了。不仅挑啊，挑就算了，你可以大牌。问题是你不专业，不准时。比方说去开镜，每个人在等你。 呃，等你三个小时，你迟到三个钟头才去，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哈，甚至很多片片约就不接了哈，这也算挑了。那到最后没人找你了嘛？没人找你呢，在在那个娱乐圈里面，压力不是我们想象的。你本来红，特别他们红过心理学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词嘛，叫做 Hollywood 好莱坞女明星症候群。 就是你红过，一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老去了。片约本来做主角，呃，当别人女儿，现在当别人妈妈，你的忧郁症、精神错乱的比率是很高的。他基本上就是陷入了这一套的整个模模式里面，后来呢就出状况。 嗯，OK。有婷有没有吐失可悲的感觉呢？ <laughs> 没有，因为今天那个什么，就编辑宋鑫跟我讲说你们要谈这个时候，我承认我是不知道蓝洁瑛是谁了。但是他跟我讲，那我说那蓝洁瑛的故事是什么？为什么要谈她呢？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说，哎呀，这个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的这个故事，你倒是会觉得说，呃，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不算是我们不是演艺圈，但是我们一样都是荧光幕前，你得。 抗住这种就是高低起伏，我发觉这个，而且我之前不是曾经在演艺圈待过两年嘛，虽然我没有办法红起来，哈，没有办法感觉到这种被人捧的感觉，但是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那两年呢，你在那演艺圈里面等的时间比你工作的时间多的时候，你得要怎么样训练你坚强的意志，告诉你自己说可以的，我还可以再撑下去，我明天不会饿死，然后我可以抵得住，就是。 <laughs> 周遭所有人对你的这个看法，然后你要熬多久？你到最后我离开圆心，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百分之百的喜欢，你没有办法熬过去，你只能靠意志力熬，在这个地方撑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到了到了新闻圈，是因为比唯一一点不同是因为我我每个月有收入，那可能可以安抚我一部分。但同样的，我现在一样，就是你要怎么在一个熬到一个节目有机会让你出来。 天啊！你要你就像，而且女生更辛苦，因为因为就像这是很现实的，你的你的脸会变老啊，下面的人会一直出来，是你这个你不可能说我拿我我有五十岁的智慧的时候，我再用五十岁的面貌。 请观众给你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太 <laughs> 太天方夜谭了。没错，对你就算有五十岁的智慧智慧了，但是你你必须要在三十岁、五十岁的智慧的时候，人家才要你啊。没错，所以就很可怕。这种东西你要多大的 EQ 撑在那边啊？所以你撑不好就别叫。有一个英语的一个一个段子叫什么？就说男女还是不同的。说男的老了长得像什么呢？像康奈利，像像康奈利，对吧？女的老的呢？ 女的老也像小哥们，哈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这个唏嘘的是什么？我要我要看到某些情况啊，我就会想哭。就是比方说啊，呃，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啊，你就感觉一个疯婆子，一个疯婆子，把披头散发，哎，这这走来走去，甚至露这个上半身呢，晃晃晃晃晃。但是后来啊，就有人跟你讲，她是谁谁谁的夫人，一个哎呦，你就。 你知道吗？就是哎，然后你又看到他自己在那儿掏那个捡的那个饭吃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英雄美人啊，就会到某一个时候，就人的这个呃命运，就像香港片的那种叫什么呢？英雄本色啊！你看这个周润发到最后在这个落魄的时候捡这个盒饭吃，有时候我像我看到这个蓝洁瑛啊，我就觉得就现实的，你应该去看到当年这个美艳如花。 现在就这样流落街头，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都是就哎，让我有一种很想流泪的感觉，就是就是这个人怎么可以就变成这样？慈悲嘛，看到有人受苦当然不舒服。因为你说命运也好，理由还是重要的。因为跟南杰英同期还有其几位演艺圈的人，他们四个人呢被香港那些媒体很刻薄嘛。 叫做四大癫王啊，疯癫的癫，疯癫的癫，不是四大天王，四大癫王，包括洪桥峰、蔡风华，还有后来在上海跳楼自杀的陈陈宝莲。陈宝莲，哎呦，真是！后来有媒体给他们做了很深入的报道，看他们如何起来，如何下去，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我刚说的那种情况，像其中一个呃蔡枫华好了，十八岁已经非常红在香港唱情歌嘛。我那时候也是十七八岁，看到他哇，英俊极了，好高的一米八零哈，嘴唇很红的，比你还红， <laughs> 男人比你还红嘴唇哈。那那个他后来自己也说，是啊红啊，我十八岁已经红到可以开跑车，什么钱花不完，女人。 晚之不尽哈，他说一模一样嘛，就是唱歌录音，我晚了三个钟头才去录音间，然后呢，呃，拍戏啊，不接那个片合约等等，那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别人不找你呢，像又婷，你刚说后面的人。 你今天十八岁是吗？放心哈，我有十六岁的，很快就有十六岁就来了哈，就他们就受不了了，就发癫了，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在荧光幕前，你只能笑的时候，就是你只有一个情绪；你在背后的那个五味杂陈，你要多少的。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